课文二，在公司。小丽，那个高高的男人是你们公司的吗？你对他了解吗？我们过去是邻居，后来是大学同学，关系一直很不错。他一般喜欢做什么？他有很多爱好，唱歌、画画、踢足球，什么都会。 真的，那你介绍我们认识认识吧。不行，现在他是我丈夫。生词。邻居，后来，爱好。